司机不愧是职业的，车开得又快又稳。唐柔坐在前排的副驾驶位，叶修、陈果、包子三人坐在后排，没有人说话。陈果悄悄掏出手机上网搜索了一番，片刻后轻轻碰了身边的叶修一下，把手机塞到他眼前给他看。唐氏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以纺织印染起家。 经数十年发展，现在已经是一家以纺织为主、多业发展的特大型综合集团，在此员工十四万人，放眼全球都排得上号了。集团董事长唐书森在介绍中一幅特大照片，正是几人方才见过的唐柔的父亲。个人履历和荣誉华丽的一塌糊涂，而他的家庭背景在网络上就没有什么资料了。 唐柔是独身，还是有兄弟姐妹？唐果搜索无果。私人的住处离此地也不远，一路无话，很快便到。司机又是下车相送，嘘寒问暖了一番，这才离去。唐柔看到车子开走后，转过身来一看，那三个整齐的站在他身后。小姐，要拎包吗？叶修问。 唐柔哭笑不得，“哎，走走走，先上去。”陈果招呼。回到房间，四人围坐，叶修点烟被陈果夺走，叶修无奈，只好直奔主题，望向唐柔：“什么情况？”“嗯，其实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唐柔当然知道三人要找他说什么，“啊？我本来在国外学音乐，后来突然不想学了。” 然后我爸说不想学，那你就回来呗，我就回来了。然后他问我想干嘛，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那就先去旅游散散心吧。于是我就旅游来着。后来路过星星这里，看到招人我就来了，一来不就留下了吗？这，你爸怎么说啊？不管你啊？陈果目瞪口呆。我留下来就是告诉他，我说我找了份工作。 我爸问我是什么，我说网管。他又问网管是什么，我说就是网吧里管电脑的。他问我想做多久，我说先干着呗。他说行，经常打电话回家，就是这样了。这这这不科学啊！陈果内心极度挣扎。在他想来，唐柔这样的千金身份跑来干网管什么的，一定得有特别纠结的原因和苦衷啊！ 结果一切就和他们父女相见那么朴实无华，别说是他们这种人家了，就是再再再平凡的人家，父母亲对于孩子的工作生活不都会特别操心的吗？嗯哪里不科学了？结果唐柔还问上了，做网管这个， <laughs> 对我来说，对我爸来说，做什么都无所谓啊。这话怎么说啊？ 因为他一直说：“我只要能健康快乐的生活下去就好。”于是，在这一瞬，大家都懂了。这唐柔就是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衣食无忧，所以人生没有方向的富二代。结果，他又遇到了一个不指望他有人生方向，只希望他能够享受人生的爹。享受人生这个概念需要因人而异，有的人把为目标奋斗。 当成享受，有的人把衣食无忧、无所事事看成是享受，等等。唐柔事实上是一个把拼搏、把竞争当做享受的人，但问题是要拼要争，也总得有个目标。在网吧和陈果一起浑浑噩噩过去的那段时间里，他就是因为没有了目标，所以甘于平淡。而现在，荣耀成了他的目标。 于是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充满干劲儿的唐柔。那你爸也是知道你要当职业选手喽？知道啊。那他怎么看？他连着收看了三周的职业联赛转播，还让秘书把所有队伍的比赛都录了下来，然后问我在哪里。陈国忍无可忍，笑喷了。唐书生再牛再有派头，有些地方也和寻常长辈无异。 荣耀这种更多属于年轻人的东西，他们知道的实在不多。现在他应该明白了吧？明白了，我们的挑战赛他一路追看，看得懂吗？开始不懂，慢慢的好像也摸着一些门道了。哦，现在他至少知道韩延柔是不可能打出子弹来的。 <laughs> 你应该多给你爸普及一下荣耀知识。 听说他的秘书研究荣耀，研究的头破血流，哎，太可怜了，可不是。所以说，啊你还是可以和我们一起继续组战队是吧？当然， <laughs> 那我们继续加油吧。陈果高兴，唐柔的身份让他担忧最多的就是唐柔是不是从此就不能再和他们像以前一样游戏，现在终于可以完全放心了。 休息，明天回家，准备好挑战赛线上赛最后一回合。陈果宣布。次日，娄冠宁亲自过来相送。哎，老孙呢？叶修看到他后，倒是关心了一下孙哲平的情况。合约已经签订，现在就留在我们这边了。挑战赛你们需要的时候他会过去，好好利用他，可别浪费了。 换个词儿不行吗？利用什么的感觉很卑鄙似的。使用、重用、运用、启用、任用、备用。叶修展示他非常的词汇量。机场道别，登机回家。全明星之旅结束，最大的收获当然是得到了孙哲平这么一个助理。虽然这家伙贡献的力量有限。 但对于参加挑战赛的星星来说，也不需要他一直出力，关键的时候拔剑相助一下，没准局面就会大不一样。这个消息带回给留守星星的诸位后，魏琛、武臣都是精神一振。魏琛不必说，他和孙哲平甚至是交过手的，知道这位当年第一狂剑的实力。 武臣的年龄，却也让他听闻过这位狂剑士的大名。这一强援可不是普通从网游里捞来的三脚猫可比。哎呀，真是好遗憾！这家伙要是没有伤就好了。如果真好了，也轮不到我们了。哎，那倒是啊。孙哲平如果真是状态全盛，早早就投身某战队了，怎么也不可能来兴欣打酱油。 他的装备怎么样？马马虎虎，叶修说道。他们现在对装备的要求也是向职业战队看齐的。孙哲平的再睡一下的装备，放眼神之领域绝对高端，不过放到职业战队里就是马马虎虎。看看我们这边装备，他有什么趁手的吧？魏琛这种时候特别大方。这段时间继续努力争取装备吧。哎。 你的千机伞怎么样了？有一件部件的材料选用，我还在纠结。自制装备就是这样，一件部件选用不佳，严重的装备干脆制作不出来，轻点的则会影响到属性。六十级自制装备最后跳出四十级的属性也不是不可能的。叶修现在纠结的是千机伞变化形态时的一个重要轴心。 这个材料选用不佳的话，以前车之鉴来看，糟糕的状态是变形的时候直接散架；好一点的情况就是变形伤耐久。叶修目前将所需锁定在了两种材料上，基本都可以排除直接散架的可能性。纠结的就是哪一个可以保证牢固性，不要掉耐久。来，我给你看看。魏琛说着。 叶修也就拿出了自己这段时间的研究资料，两人一边讨论去了。一回来就投入到了紧张的荣耀工作当中。陈果对叶修已经无语了。唐柔这么大个话题，这家伙就没想着和大家扒一扒吗？真是太无趣了。叶修不扒，还拉了魏琛一起去忙碌。剩下武晨、乔一帆、莫凡，好像都不是什么聊八卦的好对象。 陈国只好也忍了，果然麻烦啊。魏琛埋头和叶修研究了一个小时后，顿时也和叶修一起纠结上了。魏琛早期并不是装备编辑器的专家，但是退役后数年潜心于此，尤其是在五世级以后，神之领域的材料研究比起叶修还要资深一些。叶修这个阶段已经专心比赛。 对装备研究涉猎较浅了，现在搞主要凭的是基础扎实，举一反三。结果他权衡不定的地方，魏臣一番琢磨后也想不清楚。实在不行，只能实践出真知了。百分之五十的机会，不低了，赌了吧！备好前期材料。前期材料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一提升搞毁了。 那么立即再弄一把五十五级千机伞出来。哎，只能如此了。叶修叹息。自制装备经常会有一些说不出所以然的地方，最后就是靠这样的应试，然后得出哪样材料最佳，然后强行记录下来，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哎，魏琛突然又是灵机一动，不知道罗辑那小子能不能算出来啊？ 这个怎么算啊？废话，你要懂就让你算了。那交给他看看。叶修想着联系了罗辑，如此这般一说，大堆的资料送去。片刻后，罗辑回应：“这个要算，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你们的这种研究资料对我帮助不大。我需要从千机伞所用材料的数据平衡着手。” 这些材料都能制作出什么装备？这样的资料越多，对材料的数据掌握就越准确。哎，这个我懂，但我们没有那么多资料啊。叶修叹气。